บางคนก็ตอนแรกที่สองรู้สึกง่วงมากบางทีก็คิดว่า จะไหว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เนาะจะรอน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เจ็ดวันแปดวันเนี่ย บางคนก็อยากจะกลับบ้าน那第一天很多人会想说，哎呀，来一天我就这个这七天我能行吗？เห็นไหมถ้าผ่านประมาณสาม 怎么样？看你行不行？今天已经是第四天，大家都完好无损的坐在这里啊，而且有很多学员已经开始念在向龙了。我我他都来来练。 วันแรกประมาณนั้นก็สึกหนาวนะหนาวเป็นเมืองไทยแต่พออยู่มาที่หน้าวันก็เออมันก็คุ้นร่างกายคุ้นก็ไม่หนาวเท่าไหร่这个时候跟他一样，他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，一下车，哇，好冷啊！他在想，这行不行啊？还有那么多天在这里，不是过两天就感冒了，倒在这里。 不能做事情，还要叫人照顾他。没想到现在四五天过过来了，觉得很习惯了这个天气。นอ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ถ้าเราอยู่ในสภาวะทำอะไรแบบเดิมๆนะบางทีตอนแรกๆเราเหนื่อย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บื่อหรือว่ารู้สึกจะไม่ไหว 那么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啊！那几天下来，大家勇敢挑战自己，那很轻松的度过了这四天啊天。但毕竟嘛，没 เราจะท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มีความอดทน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หรอกแต่จริงถ้าเร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สิ่งอะไรนานๆบ่อยๆเนาะเราก็จะรู้จักความากขึ้น其实我现在回头想一想，第一天觉得自己不行的，那些是不是都是念头而已？其实行不行，其实真的可以的。 จริงเนี่ยร่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 เราจะอยู่กับเขามาบางคนยี่สิบสามสิบสี่สิบห้าสิบปี แต่เร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เขา แต่เราไม่เคยทำ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เขา เรา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อยู่คนละโลกกัน ไม่เคยรู้จัก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 นะมา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ว่ากายที่แท้จริงมันคืออะไร现在回头来想一想，第一天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行的， 是身体不行呢，还是心不行呢？เนี่ย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อย่าง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 ให้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กับกา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 ก็คือให้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นะในส่วนของร่างกายก็มีกินยาบทอย่างไรยื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ผู้เกี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 มาอยู่ในท่าไหน ให้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ตัวนี่คือการ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 这个心啊，就是这么会打妄想。其实，如果你真的活在当下的话，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妄念。但是你没有学会活在当下，所以从第一天就开始打妄念。那呃，还有很多人想，已经想到回家之后的事情。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大家看到的。 而不是去责怪他、讨厌他。แต่ที่จริง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แค่เราถึงตาย ที่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ที่มันอยู่ในบทไห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เนาะเรา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แค่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กับตา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 แต่เรา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รู้เท่าท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ห็นจิตเห็นใจ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อารมณ์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ด้วย那这过去的三天下来 或者说，在座的每一位应该已经清楚的看到了自己身体和心的变化，对吗？对。当有实体，或者当它没有存在，就是当我们住跟伊维体，come to share 伊维，分享个人伊维体的我们呢？ 这个身体就是会，一会儿腰酸背痛啊，胳膊疼，一会儿又开始迷迷糊糊的哦，啊，一会儿又开始想睡了，啊，一会儿又想到该回家了，会想到很多很多事情。แต่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ยู่แบบเป็นผู้ดู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อยู่แบบ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ป็นเช่นายมันเจ็บ 那那这个身体的各种各样的酸痛疼痛啊，有的人可能从第一天一直持续到今天。可是昨天对我的了解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不疼了，啊，开始不酸了。啊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在？ นาะกายมันหนาวกายมันหิว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นะเราต้องแค่ปรับปรับแต่ไม่จำเป็นต้องไปคุก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ิว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นาว所以当它出现时候，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就好了。哎，它又酸酸痛了，啊，它又觉得冷了，啊，那么这身体又觉得饿了，啊。 只是知道它就好了，不要像以往一样拼命的想去改变它，啊，因为它是无常的，它自己就会不断的在变化。看到那边叔叔那边生病，老哥这边生病，也不晓得他生病是啥，冷要晒热了，是说啊，饿要晒热了，是，它会说。 มันทนไม่ไหว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ใจ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ด้วย有人今天来跟我说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的腿好疼。 所有的觉知注意力放在当下的动作上，它可能就会稍微的轻了一些，这个程度上，就跟很多人生病是一样其实他的病没有严重啊，但是他跳进去成为那个生病的人，觉得自己好不舒服，嗯，好难受啊。这样的时候，他就会病。 一样的道理。对吗？那在你的经在我们脑胚胎当中变静，它变粗，它变好大那么我们在这过去的三天中，已经清楚的看到了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变化。这就说，大家应该对生老病死有一个。 อีกอย่างหนึ่ง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คน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ทุกข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รือทุกขเพราะเข้าไเป็นสับอารมณ์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มารู้ตัวว่ากำลังทำอะไรมันก็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อกจากอารมณ์ได้ 下没有红头，就会导致很多很多，显出很多很多病来。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บอกไว้ตอนแรกว่าชีวิตเนาะมัน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 มัน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ใจ แต่ไอ่ที่ทำให้ใจนะปุ๊บ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 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ไป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พอเรา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ะมั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ไม่ถูกเออใช่ไหม

刚才讲的这些是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无常变化，啊，你会发现你的疼痛，你身体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它不断的在变化，一会儿这儿不舒服，一会儿那儿不舒服，啊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。那么同时就是也说，让我们看到是因为我的心去作用在这个身体上，所以使得这个身体的疼痛更加。 更加重了所谓的这个病痛。呃，来过ายคน就更明显了，因为，咱们想太多了。啊，人集中就多，用脑多，多，它就多。那前两天啊，疼的人，今天不疼的人，就是说提醒大家，可能第五天、第六天你又开始疼了啊，都有可能。为什么？ 因为它是不常的，它都是在变化的啊。哎，毕竟呢，然后一百年，我们要找，但是我们没去观察，我们没去发吧？我们只看表观。那我们再来讲到我们的念头，我们每天坐在这里，大家该看得非常清楚。 每一个人的念头就像万马奔腾的千军万马一样。就在说，他哗哗哗哗的，就像小溪水或者一个大瀑布一样，不停的在流，对吗？ 有些人说，为什么我来打禅七了，我的念头这么多呢？尊者说，不是因为打禅七你的念头多，你本来就这么多，没看见而已。这几天让你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讲话，没有跟你讲话哦，那你就能清楚的看到。 你的头是那么多，而且作者讲到，这个重点是要看到它是不断的生命、生命、生命的，对吗？แต่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เนาะมันดีที่มาก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ตอนแรกๆที่เ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สนใจว่าคิดดีคิดไม่ดีคิดชอบคิดไม่ชอบคิดอดีตคิดอนาคตวางไปเลยแค่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คิด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่อน 那身体的疼痛，有人说我要疼死；心里的这些妄念有人说我烦死，啊，所以说死不了，啊，放心，啊，嗯，看到自己的念头，轻松的回到当下动作上，就像之前大哥者讲的一样，他不好玩，我们不跟他玩，啊，我们把所有的。 注意力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培养决心上。ความฝัน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นา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ตีความต้องสงสัยหรอกฝ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เมื่อคืนที่ผ่านไปแล้ว แต่ตอนเนี้ยเรา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แล้ว เรา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ตื่นไม่ใช่ไปสงสัยกับ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เราฝัน就像昨天、前天的啊一些小餐的时候的问题，或者说 白天呢，会在这儿打很多妄想。尊者说，大家试想一下，白天你的妄想，有的人说他甚至可以想起五年、十年前的事情，还有人说他甚至可以想起他五岁、十岁左右的事情。那尊者说，这是不是叫白日梦呢？那小三的时候还有人会讲到晚上梦。那尊者说，我们就。 天也多梦，晚上也多梦啊。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ละความฝั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คือเครื่องมือของกิเลสที่จะล่อให้เราหลงในสามลักษณะก็คือหนึ่งหลงให้เราชอบสองหลงให้เราไม่ชอบสามหลงให้เราสงสัยว่าทำไมเราคิดแบบนี้ฝันแบบนี้ 所有的这些念头，这些妄念，他们的到来，他们是想要有要做三件事情：一个是让你迷的开始喜欢他们；二是让你迷的开始不喜欢他们；三是让你迷的开始疑惑到底自己是在这干什么。差不多回香酸。 นาะ แต่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เกิดอารมณ์แบบนี้นะแค่รู้ตัวเนาะสักษามาชอบแล้เนาะ ไม่ชอบแล้เนาะหรือว่าตกใจเนาะ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คำตอบ那通常呢，我们是这样，好的念头，比如说升官啊、发财呀，啊这样的念头呢，我们就照单全收，坐在那里想半天，享受半天。 有人惹你生气，让你伤心啊，难过的事情呢，你就开始不喜欢他，拼命想赶他走，打他。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ำตอบ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ขียนว่าพอ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ตัวทำไม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ันเห็นว่า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ความคิด หรือว่าการจบขอ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นำมาถึ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พอเรา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เลย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ออก 把苦，苦啊，ตรงนี้เอง，คือคำตอบใน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ทำให้ชีวิตมันมีุ就是说，让大家苦的念头、伤心难过的念头还好。为什么人在遇到挫折、困境的时候，往往有些人会，有些人可能会。 回过头来，看自己找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？还好，最怕的就是那些啊成功的啊得到的啊那些念头升起啊，跟他说这时候你的我会变得非常的大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自以为是啊。 这个我执我大的念头，在这一刻升起的时候，才是最最可怕的事情。แต่บางคนก็ไม่ใจเนาะี่บางท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็สมาธิความปรุงเนาะเป่นคามคิดถึงเรื่อง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ิดถึงเรื่องดีๆเรื่องในชีวิตหรือคิดถึงอนาคตที่เกิดไหลก็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 是有人，呃，最近有了爱情，嗯，嗯，或者是最近刚刚，呃，彩票中啊，或者是刚刚升官了、升职了，啊，会非常的享受在其中，啊，或者说不是不让大家升官哦，也不是不让大家有爱。 而是在这个时候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心，因为我讲了，一切都是无常变化，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或者说，尤其是一些年轻人，嗯，当他们拥有了爱情的时候，他们好美哦，好享受啊，好幸福哦啊，所以说，小心哦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问题会出现的。 แรกๆมันคิด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ปวดแต่พอคิดจริงๆนะมันพุกง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สมมติตอนคิดอยากจะรวย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ยังไม่รวยมันก็ทุกข์ใช่ไหมหรือว่า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รวยขนาดนี้ยังมีคนที่รวยมากกว่าเราอีกเยอะ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มั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อยากปอะสนกับสิ่งอื่น那么这个时候呢， 不仅是沉浸在当下的成功的快乐中，而且还会对未来梦想着啊很多很多事情，做很多很多美好的计划。但是事情往往不一定那么顺利。那么当事情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那他又陷入到痛苦之中。 所以说，我讲了半天，不是不让大家努力认真的工作，也不是不让大家拥有爱情、拥有家庭，不是，而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提起你的决心，要有中道啊，不要太过了，一过了肯定会出问题。佛法不是消极的，而是让大家提起决心的同时，非常有智慧的。 面对每一个好的、坏的，升级与逆境。เนา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คิดถึงความสุขในอดีตเช่น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คยหล่อ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คยสวย 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คยรวย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คยมีคนนับถือ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น้อยลงอ่ะ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ไหมทุกสิด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เดิม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มีมากกว่าเดิม再一次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真相。 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生灭的，生了灭了之后还会再生，再生还会再灭，这是一切万物的事实真相。哪里？没法，办法，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他们那太老。 这是事实真相。你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真相的话，那你希望你身体永远健康，你永远不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不承认这个事实真相啊，那你的心出现苦、出现烦恼的那一天，或者说你就真的要苦死了。很多人不能接受事实真相。 去痛苦到离开这个世界非常多。所以说，这样的生命真的很可惜呀、ทำไม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ใน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ทำไมเราถึงให้งดการพูดคุยหรือว่างดการทกิจอย่างอื่น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พูดคุยก็ดีการทำการงานอย่างนก็ดีมันต้องใช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ยอะะต้อง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ช่วยพอเราลดพวกนั้นมั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ว่า ไอ้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แล้ว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าม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 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ติา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ของเองเรา做的是三天过去了，你应该清楚的看到，不管是你的乐还是你的苦，都是你的念头。你的念头带着你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狱。啊！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ปฏ 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นอกจากกา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รัก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เนี่ย มั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งเางือกันเนาะ คือเห็นว่าจิตมันเกิดเป็นคิดของมันเองเนี่ยก็คือการมีสติ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大家呃有没有注意到这三天你的念头中有两种妄念，一种是你故意去思考故意的把你过去的一些事情来拿出来思考。 或者未来的事情，故意的在那边妄想、梦想或者做计划，这是故意的一部分。还有一部分，大声的说啊，我问一下，故意的这一部分还好，还好是你故意的啊，在思考的事情。最可怕的就是还有一部分，它是偷偷摸摸的跑出来的。 เราก็จะเห็น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อาสาระกับ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หรอก เดี๋ยวบางทีก็คิดดี เดี๋ยวบางทีก็คิดไม่ดี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คิดไปอดีต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คิดไปอนาคต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คิดมีสาระ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คิดไม่มีสาระเอาแน่นอนไม่ได้这一部分的念头才是最美妙的姿势，最有威仪啊！他们偷偷摸摸的就跑来袭击 你的决心力不够强，没有看到他的出现，然后你就陷进去，就在里面不停的伸展、蔓延啊，你就跟着他开始跑。或者说，接下来就有的人开始哭，开始啊杀人放火的，都是他的出现哦。他老 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มีสาระ 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ไร้สาระ 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ั้น มันไม่เหนื่อยหรอ就是这些空中出现的念头，让我们很多修行人连五戒、三道、一望九都守不住的原因，就是在这里啊！一定要看得见自己哦。เนาะเราต้องแค่เห็นว่ามันคิดแต่ต้อง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กับมัน 那当你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回到当下，觉知力增强的时候，它刚刚一来啊还是一个小种子的时候，看见它，然后不是去讨厌它、的外它、里高，是马上，马上根本。 手上手动做还是不行哦，就完全啊不要给他加分。我们说，现在他用哪？他用，他用什么？他用，他用呢？他用脚来用。但是脚来用，我们说，他用脚来用，他用脚来用，他用脚来用。我们说，在上班工作的时候，学习的时候，就认真的做你工作中的那。 事情啊，那回到家里呢，就认真的享受家庭的啊这种温馨与快乐。那很多人是把工作中的事情带到家里，把家里的烦恼带到工作中，所以他的人生一塌糊涂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那我们讲前面的，我我 那有决心活在当下，不仅能够让我们走出念头，看见念头，走出念头，而且还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我。 我认为的我的身我的心不是真实สุ้ายนะ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ร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ให้กับเราจมน้ำแต่พอเรา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ใช้เราขึ้นมาบนฝั่งขึ้นมาบนบกแล้วก็ดูลงไปในน้ำ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ชัดกว่า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เหนื่อยขณะที่จมอยู่กับน้ำ那有觉性的我的当下，能够让我们 以前被或者用的词是淹，以前我是淹在水中，被淹在水中，掉到水里去了。现在呢，有觉心活在当下，我们从水中跳出来，清楚看到这一滩水是清洁的还是浑浊。那老多钱买白啊？钱大，钱大。 那么，不管是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变化，还是心的妄念的或这一件事情或者另一件事情的变化，那就只要提问大家。

你不愿意让他走，他就不疼了吗？你不愿意让他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就不离开了吗？你不愿意让自己去思维，他就不思维了吗？有哪一点是你能够控制的？作者想要指给大家看的是，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我们所有的烦恼痛苦，就来自于过去的知见是错误的。

不然你要让他把他的扔掉，很不愿意，所以需要一段时间，慢慢的去透，去深入。เป็นตายมันกั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สือใช่ไหมถ้าเราแบบตั้งใจพักถ้าเราตั้งใจพักมากๆแรกแรกก็ได้เนาะแต่พอนานๆไปมันปวดมือมันเมื่อยใช่ไหมแต่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สบายๆ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ปได้เรื่อยๆ 我们在这里用功的目的是清楚的看到它是无常的，它是苦的，它是无我的，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，而不是坐在这里拼命的打念头、感念头、压念头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它，想去控制一切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你就走错路了。 ะเราก็แค่ทำไปเรื่อย มันก็จะเกิดพัฒนาการของมันเองเนาะจะพึ่งไปแบบไปบีบคั้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ไปเทสตัวเองว่า จะต้องรู้ให้ได้ภายในเจ็ดวันแปดวันนี้นะจะต้องเข้าใจอะไรทำไปทุกวันทุกวันทุกเวลา 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ดีกว่า 那呃，过去这三天里，或者说大家过的这，基本上在做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啊，非常的认真，认真到紧绷和专注啊。那发现自己紧绷和专注的时候呢，就有点胸闷啊，头疼啊，有的人可能会恶心啊。 不太舒服，发现自己有点紧了，那就又放松了，又做了第二件事情。一放松，跑到外面去看看山，看看水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没有一次是我的当下，全部都在念头中，都在脑想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松，一个紧。啊，太来了。 รู้ทันมันนะ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เผลอไปเพ่งว่าอ่าก็ปลอดนะ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เผลอไปคิดอ่ะ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คล้ายๆทางสายตาดูทาง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ไม่เผลอไปเพ่ง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เผลอไปหลงไป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รืออารมณ์นะ千万不要让自己太紧，太紧了，这个身体会出问题啊！啊，这个心越修越不正常。 那也不要让自己太松，太松整个人处于一种放逸的状态，那你就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啊。那很多人说我脚不好，就动哦，或者说，这就是我们要修的，如何的去拿捏，刚刚好就好。我们讲到卡脖子，对吗？那我们讲过。 太紧就断掉，如果太松就弹不出优美的声音。 书里也讲到，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太紧，走得太近会出问题，也不能太松。 普的人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是因为他非常的苦，他心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他想把他们一并赶走，或者是他希望他们根本不要出现啊。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啊，他还在，他还会出现，你是赶不走的，你只有轻松的回到当下动作上。 不去给他，不去给他加分啊，这才是你需要做的事情。那个混蛋，你没见吗？你见他他没想在拉内来，没想在问，没想在读อ他那该办办，那那有些人说，哦，那我来到这里，呃，我我我我什么都不想做。 什么都不理他的话，那我到底来干什么来了？แต่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ที่จริงเนาะที่เรารู้ตัวครั้งหนึ่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นะมันก็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แล้วนะมันก็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ได้ว่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นะที่จริงตัวนั้นก็คือผล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ให้เราสัมผัสที่ผล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นั้นแหละมันสมบูรณ์นะ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那一刻 活在当下，就是那一秒钟，你活在当下，那一刻本来你就没有苦了，那一刻你是没有苦的啊。那么通过长时间七天的活在当下，让自己的这个头脑啊，这个心啊，从这个纠结不清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，稍微的出来一下啊。 那么经过七天，我们说，你在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发现你之前的问题更加的清晰、清楚，你发现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。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ในโลกความไม่คู่ในนามพแต่คือในสอนให้เราไม่คุ้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ลยคือว่าต่อแต่ความที่ต่อแต่อารมณ์ 所以千万不要太去执着很多事情，不要理他，因为你陷在你的执着中。所以你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呢？你的人、你心全都陷在这件事情里，你是解决不了的。所以让你出来一会儿，做一个旁观者。 我们往往那个旁观者去看其他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得更清楚，是这样吗？แล้ว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นาะสอนให้เร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โลก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จริงนี่แหล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หนีเสียงดังอาจจะ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นาะเราก็แค่ได้ยิน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สียงแต่อย่าไปพุ่งกับมันตาจะเห็นรูปแบบไหนเราก็แค่รู้ทันว่าใจเราเผลอไปชอบไปทำ 那同样的还要再提醒，念头非常的多啊，我们每天都在讲，念头越多越好，因为它来一次，你知道一次，它来一次，你加分一次，只要你知道了，你就加分，而不是它来一次，我就要去改变它。 他来一次，我就要去修理他，不是这样。只是知道了就好。我们已经教给你这个方法了，知道了之后，轻松的知道，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，啊，这是你要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要去思维它、改变它、如何控制它，啊，不是这样。你顶到，ส顶，ิพัฒนาขึ้นเนี่ยส่วนที่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ได้ก็คือ เรารู้ทันว่าเราหลงไปเร็วที่ที่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หลงไปดูแล้ว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หลงไปฟังครับ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หลงไปคิดแล้วะมันหลงไปมาก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แต่เรารู้ทันเร็วมากนั้นก็คือ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มากขึ้นนะ或者说，呃，他可以向大家保证，他确定的是，这七天你不要跟你过去的执着、烦恼、痛苦纠结在一起，你尽量的 他一来就回到当下，七天过后，你会发现之前的问题，你会有一个更好的、更不同的啊，更朝着好的方向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。他说跟大家保证，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答案。七天下来，哎，他帮他慢慢听，帮他慢慢放宽，不要再走太慢咯。 ก็ตัดมารู้ปวากต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นี่แหละมันก็ไม่ มันก็ถูก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 มันจะต้องรู้ท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ตลอดหรือ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ต้องแบบรู้ทันจิตใจตลอดไม่ใช่แล้วต้องสัดมารู้กายหรือ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ว่างว่า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แค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ว่าก็ตัดมารู้กับ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แทน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七天的一个安静的 一个洗洗涤的一个过程的话，那你就是在原来的执着痛苦不停的去纠结啊，还是那么的乱啊，那就是一直往里陷，或者说像一个沼泽地一样，不停的陷进去，陷进去，越来越钻牛角尖，这就是一些人生病的原因。你拿着，哎。 มาแนะนำวิธี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นาะแต่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็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ตัวท่านนะเราทำได้แค่พูดให้ฟังแล้วก็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นะ แต่ท่านท่าน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ำมากๆก็จะ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นตัวเอง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รื่อยๆ那么心一直钻牛角尖，最后钻到一个死胡同。这个同时也会让你的身体 进入到下的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身体也跟着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。那么尊者说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教给大家了，轻松的看见他，轻松的不理他，回到当下的工作上。刚才尊者说，这个心啊，越修越谦卑，越修越自在，越修越光明。哪里？ สามสี่วันนี้เนาะพยายาม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ตัวบ่อยๆนะพยายามฝึกสติให้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รื่อยๆแล้วท่านจะ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เวลากลับไปที่บ้านกลับไปที่ทำงาน ไม่ต้องสงสัยเลยสติเป็นตัวบอกเองว่าควรทำควรพูดควรคิดอย่างไร สติจะเป็นคำบอกไม่ใช่ต้องครู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บอกเรา那么，在这期间中啊，你会清楚的看到什么该做， 什么不该做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这些东西不是别人教给你的，是你的觉性自自动的告诉你的。那么除了在这些东西上会有进步，而且啊在这期间不断的看生和心的变化的同时，大家注意啊，你应该对那个原来自以为是。 我执我大的那个我有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颠覆。แล้วก็จะ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เข้าใจได้ว่า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เหลือ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ควรจะ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ในทางไหนจะ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ในทางทุกหรือว่า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ในทางไม่ทุกมันก็จะ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ตรงนี้他่说你越大你越苦你越没你越苦 你如果想继续大下去，那你就苦去吧。那但，它苦的这个等待回报，但会得到，要靠你，通常的我们是定，定力、根、血，或者说，提起决心，时时刻刻提起决心，看见自己，让这个心呢，时时保持着一个微笑的状态。 他是从内里流露的那种啊喜悦和微笑啊，那么嗯，就是说从外面外表看来，我会很舒服啊，或者坐在这里，肯定看见你们的脸不停的在变化哈，大家都对他微笑微笑哦，那就是说越修这个心越在微笑，越修这个心越谦卑，那就不停的提到。 谦卑这个字。然后，把那个口佛法说，然后让内心在那心当中清净一点。如果我们有把内心、心来地方，那么就会有功德，就是把这把功德反过来了。或者说，把这个人原来的这个大大的我，放到最小、最矮、最低的位置啊，把你原来的自以为是，全部都变成非常。 谦卑，啊，这者说，再讲一遍每次开始都讲的话，在共同前的队伍里，修得最好的人就是最谦卑的人。那么今天啊，开始就到这里。